精心，打挑战赛吗？孙哲平果然还是挺关心荣耀的，连挑战赛里的状况都知道。是啊是啊，叶修欣然道：“挑战赛嘛，强度一点也不大，你可以随便打打，找找感觉什么的。而且这次挑战赛里可能会遇到家事哦，正好你可以把他们干掉，报当年他们抢你冠军的仇。”众人侧目。 当年那只抢了百花冠军的家世，好像就是你这位大神领军的吧？现在居然说的好像没事人一样。结果没等孙哲平说什么呢，叶修再一次一拍桌角道：“太走运了你！现在距离线下赛只有一回合了，你还可以赶得上。再晚点到线下你就没机会了。”挑战赛的规则，之前线上淘汰的回合。 各队选手可以随便换，特别散漫，但到了线下赛以后就没这么随意了，几乎和职业联赛一样有章法。叶修说的好像是给孙哲平机会一样，所有人呆呆的望着这位前大神，这样的机会孙哲平会去珍惜吗？ <laughs> 想让我帮你向家世报仇吗？孙哲平冷笑，报仇。 哼， <laughs> 我只是想赢而已。说得好，其实我也是。英雄，一起吧，帮我报名。孙哲平手一抖，一张账号卡朝着叶修飞了过去。挑战赛报名账号也是要刷卡登录的。爽快！叶修接卡，立刻登录网站，更新兴欣战队的挑战赛队伍状况。 一家人再次目瞪口呆了。怎么着，这么三言两语，一件看起来蛮重大的事儿就这么决定了？等到回过神来，陈果第一个激动了。队里居然又多了这么一号人物，击败家世的胜算岂不是更大了？楼冠宁这边呢，理论上孙哲平先答应了加入一展。 那就已经算是义展的成员了，即便这半个赛季没比赛可打吧，但就这样去帮手别人，怎么也该和战队打声招呼吧？换是一般的老板，此时多半要不爽了。但楼冠宁却全然没有计较这一点，一脸皆大欢喜的表情。得，你们高兴吗？我走了。楼冠宁的发小损友这会儿站起身。 随意招呼了一声，就准备离开了。什么孙哲平，什么叶秋，在荣耀圈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他却完全没当一回事。明天我这边的酒会，你来不来啊？眼看损友出门，楼冠宁吆喝了一声：“再说吧。”损友头都没回一下，就是摆了摆手，就扬长而去了。楼冠宁也没多理会。 转过身来，笑容满面的对叶修几个：“明天活动完了，我这边有个酒会，一起过来吧。”叶修、陈果等人互相望望，表示没意见。本次来 B 市本就是受楼冠宁的邀请，自然也要客随主便，任其安排了。那接着咱就继续参观一下我们战队，孙前辈正好也一起。”楼冠宁说着：“好。” 众人点头，随即，楼冠宁继续引着众人，把他们艺展俱乐部整个参观了一遍。完了，安排午餐。下午，艺展方面就和孙哲平商讨细节去了。叶修他们则是随意的四处转了转，后最后齐齐趴到人家的训练室玩荣耀去了。当晚，全明星周末的活动继续举行。 这一晚的活动就是以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为主了，而这一晚的游戏内容可以说是一个荣耀的 MOD。不过这种 MOD 都是官方设计，完了也会供玩家下载娱乐。比如去年全明星的跨栏赛跑 MOD 就特别受欢迎。据说荣耀官方现在还有把这些 MOD 干脆植入到网游竞技场内的打算。 这次全明星周末的游戏活动会是什么？这是第二天活动的一大悬念，甚至连报名参加的职业选手都不知道。开场结束，活动开始，第一项游戏的用途通过全息投影打出，赫然是一个泳池，而在高头跳板跳台的设计，无需解说，大家已经猜到第一个游戏活动是什么了。 跳水，现场解说邀请了抽选现场观众的全明星选手上台后，两人一搭一唱的介绍了一下这游戏的方式，再然后就由全明星选手开始抽签。跳水活动请上的全明星是虚空战队的队长李轩，抽签时陈果颇有兴趣的回味着去年他和唐柔一起上去参赛的情景。 那时他还是个单纯的苏沐橙粉近距离接触偶像，激动的话都说不完整。现在一年过去了，昔日的偶像已经成为可以一起吃吃喝喝、聊天八卦的好友，陈果对此相当满足。微草场馆可容纳观众一万八千人，此时座无虚席。这次没有苏沐橙搞鬼，抽签最终没有落到叶修他们头上。 从观众席上抽出的四位玩家依次上了后台，参加这一活动的职业选手也已经上了台。游戏活动一般是四位现场抽中的玩家，一位全明星选手，再加三位普通选手，八人互动。但是这跳水，除了李轩以外，却又有四位职业选手一起下场，引起现场关注的是最后一起下来的。 手牵着手的两个妹子。下面我们要隆重介绍的是两个新面孔。伴随着两个妹子下台，现场主持也在吆喝着：“是冬季转会窗，言雨战队挖掘到的两个新人，舒可怡、舒可欣。”听名字，或许大家都已经猜到，没有错，这两位新人选手是一对姐妹，而他们在游戏中的角色，或许大家在圣诞活动中就已经留意到。 那就是谁不低头，莫敢回首，非常有霸气的两个 ID 啊！不知道的话，谁会想到是这样的两位美女呢？因为活动是游戏，所以主持的介绍当然也不会太一本正经。现场的电子屏上给这对姐妹也打出了个特定“美女”，一说绝对是当得起的。现场顿时掀起了一股子热潮。 即便是李轩下场时，现场观众都没有这么给面子，可见美女果然是有特权的。尤其是在网游这个妹子本身相对就少，职业圈里更少，美女更更少的环境下，一下冒出两个妹子，还是姐妹，还都那么漂亮，现场观众一下子好像都是成了烟雨战队的粉丝似的，呐喊连连。 不过，这种喊叫中支持加油的成分略低，调戏起哄的氛围倒是要足一些。是他们啊！叶修也是感慨了一下。这两个他也一度看好，努力邀请过的新人，最终选择了烟雨战队。现在看来，除了竞技水平，这两个妹子本人也够噱头，姐妹花什么的经营好了，价值奇大呀！ 也难怪这两人对于叶修的邀请几乎不考虑就直接拒绝的。这两位或许自身也并不只在考虑着自己的竞技价值，他们一开始就期待着这种多元素的开发成为真正的全方位明星。想到这儿，叶修也忍不住叹息了一下。时代进步，联盟发展，竞技色彩已经越来越不纯粹。 原本选手都只是被动的被俱乐部去开发商业价值，而现在选手自己也开始已经考虑自身价值的全方位发展，联盟会因此更加繁荣。叶修只希望竞技的成分还能继续保持纯洁，因为从其他体育竞技的发展来看，当资本渗入越来越深的时候，竞技会越来越不纯粹，注重场面的华丽。 甚至打假赛都有可能孕育而来。当选手纷纷丧失对胜利的追求时，竞技将彻底沦为综艺娱乐节目了。这一天，叶修希望永远不要到来。叶修走神的功夫，赛场上九人都已经被主持人逐一调戏了一番。为什么这跳水会有九人参加？到这儿也已经揭晓。 舒可怡、舒可欣这对姐妹花要来个双人跳水，这是提前知道活动内容了吗？叶修看出来了，烟雨战队是想借全明星周末的活动把这对姐妹花推广一下。新秀挑战赛，姐妹花是完全有资格参加的，但问题是，这对姐妹花捆绑推广的话，效果最佳。 新秀挑战赛，哪怕并不会真打，也不带两个打一个的，所以姐妹花要一起出场，只能在其他环节。于是这个跳水倒是很能展示这两个妹子的同步默契。扑通！随着姐妹花二人角色同步入手，现场掌声雷动。从起跳到空中，用操作和技能搞出的各种动作。 两人的角色几乎没有丝毫偏差，就连落水的水花都是那么相近，一下就把其他选手在空中用技能展示出的所有绚丽噱头都击败了。至于普通玩家，就更不用说了，只从滞空时间上来看，他们就差了职业选手一大截。跳水这运动需要打分，而且系统难以代劳，最终打分是交给了现场观众。 每个人座位都有个打分器，然后以总分排高下。前后跳了三次，舒可怡、舒可欣的双人跳同步的完美无缺，分数狂奔，将其他七人甩得远远的，最终无可争议的赢得了跳水游戏。而两人也通过这番表演，给广大玩家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舒可怡、舒可欣。 顿时成了本次全明星活动迄今为止谈论最多的名字。烟雨战队的营销第一步就迈得极为成功。第二天的游戏活动，跳水之后又弄了个跑酷和射击的 MOD，最后自然都是被职业选手轻轻拿走了第一。 这之后的现场挑战赛，职业选手方面出战的选手照旧是由主场战队派人。微草派出了高英杰，轻松击败了几位观众后，结束了第二天的活动。